第十八课：神奇的丝瓜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人还是要接地气。想归想，生活是另外一回事。 要是始终追求感觉和完美，会很累。有些事偶尔想想挺好，可做事还是要踏实些。该是啥样人就过啥样的日子，这样最舒服。二。 在众多的连锁药店当中，有企业自身创建的，也有许多加盟的。由于数量增长过快，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也在所难免。这就要求我们做好企业管理，防备出现轰轰烈烈开张，随即偃旗息鼓的局面。 三，学术界可以断定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。照传统说法，他有几千个学生，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。前一个数目无疑有夸大成分，但毫无问题的是，他是个很有影响的教师。 四，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多端，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，因此适时的评估内部控制指引的适当性，并及时的予以修订尤其必要。这既可以及时引导公司关注各种新的风险，也可以防止因指引过时而形同虚设。 五海星的苹果很有名，他们曾把该县产的红富士与中国最有名的红富士混到一起，请专家品尝，愣是弄得许多专家分不清伯仲。海星昼夜温差大，降水适中，气候条件与红富士的故乡日本富士岛非常相近，这就难怪海星富士难住了专家。